锵锵三人行，哎呀，我就是说凤凰卫视没有钱呐，要有钱我天天请你做女嘉宾。谢谢，我觉得你讲的太好了， <laughs> 谢谢，比陈可辛讲的好多了。 <laughs> 陈可辛其实讲话很好，很动听的，但是他因为他自己的比较拘谨。啊。哎，你觉得你们两个人，你说这个互补啊，会不会你经常能安慰他？他是不是就是比较焦虑会？ 但是你会起到一个安慰的作用。没有，反而是他就很直接的一句话就把我嘴巴给堵住了。堵住了啊，这么厉害？对对，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也很多事情未必想得通嘛。嗯。比如，其实有时候很多，特别是拍戏，做完演完已经上了，他还在想。嗯，对。 出不来的，对，出不来的。比如说，有时候觉得，比如说，比如说啊，有，比如说一次金像奖，然后我就看到，其实我并不是不服输，然后我要研究他赢在哪里，这个这个戏，因为他其实赢是很多因素，嗯，但是我反而是不停在讨论自己我输在哪里了，嗯嗯，所以我就说，哎呀，我就是差一场戏，如果有一场戏是这样演的话呢？ 就肯定赢的面就比较大了，啊，所以我反而就很多时候会跟他讨论这个关关于工作的问题。哎，很多说是演喜剧的人呐，实际都有忧郁症，就你别看他在台上面这么开心，他实际是个很不开心的人。我也不是不开很开心，我是我我本身都是很性格很开朗的，但是我觉得。 你不能长时间都会这样的吗？因为你还需要自己设计这个角色，自己安排，自己怎么去演。嗯。那如果你真的什么没有，你怎么去去去想想到呢？所以有忧郁症，我觉得我外行啊。我觉得娱乐圈的朋友啊，特别会多。不管你喜剧、悲剧都有忧郁症。啊。为什么？其中一个理由呢，是说他们的工作状态。 每一部戏我拍两个月、三个月，密集的工作。对啊。然后呢，我说的还不仅是工作压力啊，还是什么样那种分开的感觉啊。每一次一个开始，然后熟了，然后一群人，然后就结束。对啊。又去另外一个，好像我听一个明星跟我描述说，每三个月死一回啊，要面对不一样的人生、不一样的生命。他说这个很痛苦的，就你比如说我要是主持一个活动，但是很重视的、很很重要的活动啊。 这个付出的代价就是啊，主持完了，当天晚上肯定是失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躺在床上啊，会把每一句话在脑子里又在转。讲好了呢，高兴的睡不着觉；没讲好呢，哎呀，烦的。 讨厌的、后悔的、睡不着觉，就是这样。对，我还有我们这一行最重要是卖自己情绪嘛，嗯，卖情绪，卖情绪是最最伤，所以中医说伤肝啊， <laughs> 是吧？你有忧虑，也有那种情绪，然后每一天，比如说拍完一个悲剧，你三三个月在那个剧组里面，对，每一天都是这个情绪，然后啊，哭完之后，比如说哭哭哭哭哭完之后，然后。 已经看了， <laughs> 真的，真的好惨啊！就把自己好像一辈子的惨都都挖出来。是是是。比如说你要笑，哎呀，什么好笑？今天睡不够，然后 <laughs> 很多事情要管理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比如说家里有人生病，然后我非常担心，然后我就去到现场，然后导演突然间同跟我说：“你今天有点怪怪。”然后能说。 你有什么？因为我是演喜剧嘛。对。你知道演喜剧，你自己心情不好好要去现咱有很多顾虑，眼睛已经不一样了。对，眼神都不不不同。对啊，所以我说，呃，你你你给我机会一两天吧，我能能放开就能放开嘛。所以这个没办法，这个也是做这一行，也是你算是自己觉得是玩这个职业，虽然虽然很好玩。对。 但是他伤，比如说，伤心。我看舞台剧啊，一些舞台剧演员呢，好像每一次演都是心脏病发的那种。哇，我说哇，你给我演，我肯定可能死在当场。会有可能的，有可能。对啊，是卖笑为生。刚说喜剧、悲剧，其实我感觉每好多人误会了。像你一见到吴君如就说，哎，他喜剧之后，喜剧喜剧之王，我觉得他演悲剧演太好了。 对，真的好多朋友都讲，你应该多演悲剧，找一个很苦很苦的悲剧。还在那个市场。对啊，那个《岁月神偷》啊，我觉得演的特别好，就香香港的那个。对啊，可是那个戏份毕竟没这么多，你应该本来本来更不多啊。被你抢去。对啊， <laughs> 演得好，不是加戏，加加一点，加一点。其实根本他那个戏就落在两兄弟。是是是。对啊，根本就是我。 跟导演说，喂，真的加多一两场戏。因为每一次吴君如演完悲剧哈，不管戏份多少，我都觉得哎，好像因为都是香港人嘛，她演那种香港的悲剧，情怀，香港情怀。那我就觉得哎，香港真的曾经有个时间有过这样的女人，你把那个人。 做了出来，嗯，感觉很好的。对啊，所以我就，但是时常时常就需要这个需要笑，需要喜剧。而且我觉得，你看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当然都同样伟大了。嗯。可是我总觉得演喜剧的难，演喜剧的我都觉得很难，就是让人这个开心的，让人笑啊，好像特别难。你比如说，我觉得什么片子最容易啊？我觉得恐怖片容易。 你让人你你让人害怕，好像很容易。你只要把音乐咚咚咚，他就害怕。恐怖片也难的，也很难，也很难拍的。但是喜剧我比我的确觉得非常非常。而且需要智力非常高。你看啊，你看我今天第一次见到你啊，啊，我觉得你的这个面相啊，绝不是个蠢人，就是 <laughs> 非常精明的，这么一个面相，你看看他照片，他在这个喜剧片里啊，总是显出一个这个弱智的一个形象。你看。 这个样子都不一样，你看，这好像很享受这个休息啊。你再看下边。 <laughs> 哎， <laughs> 对，来，你再看一下。我把我自己，我把我自己最蠢的那个那个突出来嘛。真的长相都不一样，判若两人，是吧？实际是非常聪明的一个。这个是你一定要怎么说呢？喜剧一定要好像感觉蠢的人、草根的人才好看的。对。 哎，但你觉得喜剧女人演是不是比男人有劣势，就是比男人吃亏一些？我觉得整整个电影工业也是女人吃亏吗？ <laughs> 哪方面哪方面吃亏？哇，你看这这一两年很多电影都是两个字的，什么激战啊，没什么寒战啊，风暴啊，对，你有你有没有人找我演呢？ 都是很阳光的那那种，嗯，很阳刚的，很阳光男人开开枪。其实好莱坞也一样啊，你叫那个 Harrison Ford 就是保护一台飞机，你怎么叫叫武军老去？ <laughs> 那个女人没有，因为男人就代表强，男人就代表票房，男人就代表一个女性观众。哎，你没有不仅女性观众，因为你站在很简单，你站在观众的角度，我们男人看电影。 不可能认同一个女英雄嘛？我要我要投入。还有，女人看你呢，女英雄呢，她会嫉妒。为什么是她不是我？对啊，女人呢也需要，女观众也需要仰望一个男英雄。所以到最后都是男人，男人呢就可以把男女观众通吃了。对啊，都都是。 所以你说你说，特别是大人喜剧特别难演，女女人是不是特别难演喜剧能够成功？我觉得女人女人根本就很难成功。 <laughs> 真的不，可是可是占占便宜啊，君如，你看你在电影里面弄个三十八滴滴，想了很久了。我们就看了看了，家里，我对啊，我在家里想，这个行业的女人她。 样子不很出众，嗯，他有什么特点？男人会还有这么吃得开，他肯定身材不赖，超好超好。 <laughs> 然后，然后我如果我是是女性观众，带入他，哇，每一个都希望自己有一个三十八 G，因为我的第一目标是宣传是 G 啊，因为我做完这个胸之后，我收到很多我不是很熟的朋友电话，他说哈。 原来你有这么大的？对呀，我还以为他们以为是真，然后说啊，有没有？有我说有没有搞错？你认识我这么多年，你不知道我是没有的？ <laughs> 然后他说啊，你怎么弄了？然后我有一个朋友更好笑，你可以介绍这个特技师给我吗？然后我弄一下之后，我就给我老公开心一下， <laughs> 然后在家里玩一下，然然后又不需要整形，所以我就。 说如果观女观众也不讨厌这种有身材的女人，然后因为当然是吴君如演呢，然后我觉得夸张一点点，就是刚刚到夸张喜剧感，然后刚刚好又不是很标准的那种，那就有有那种感觉，然后我自己都想有啊，我自本身我自己就觉得我很想试试看一个大胸的那种感觉，试过了，所以我的结果。 体验了怀孕的滋味是吧？ <laughs> 对，没有怀孕都没这么大， <laughs> 但是我就觉得对哪一个层次都是加分的这个角色，所以我就有一天说，我一定要弄这个，然后刚好有那个特技师就是弄过一个非常像，然后他给我看到他之前做一部戏，然后说好，你就帮我弄。 哎，那个设计师，你替上回替我问一下，能不能替男的弄？哈哈哈哎，你们要弄，我们也。 <laughs> 去广告，去广告，九九寸 <laughs> 香香三人行， <laughs> 广告之后见。哎，家辉对对君如很多感兴趣的地方。那当然了，我我说那个，因为我真的以前看他拍喜剧，很早的，我很会看电影的。早然后我就已经是那个认定哈，假如他能够拍一部文艺片。 一定替香港电影啊创造了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位置，而且我对君如特别有感觉的，因为他读香港中学是名校了，那名校很多女生我追过， <laughs> 所以所以所以刚读中香港大学的还是？我在台湾读大学的，可是我中学的时候追过，所以我刚看到君如出道的时候说他是这个中学的，你为什么会你的学校在？ 隔壁吗？哎，没有啊，无所不用其极啊，到处在 <laughs> 无无孔不入。所以我刚第一次看到你照片，我还觉得有点眼熟，搞搞不好追过。 <laughs> 没有，其实你是个美女啊，是吗？其实是美女，没结果这样糟蹋了自己，对吗？没有，从十六岁慢慢就就把自己搞成一个好像是是弱智的样子。没有，因为隔壁的那种班里面的训练班的那那些真的是当年的玉女的那种。 那种形象嘛，他们真的很斯文的，很纯情的。我就是已经很，我已经性格就是笑，我从来没改过，我的笑从我哦，你是比较本色的。我是本色，我在学校读书，我就看到我那些隔壁的同学，你 <laughs> 可能追求过的那些，就很斯文的， <laughs> 对啊对，家教很好的，然后就长头发的那种啊，我已经是。 有一点怪怪的，我也不。但你这个脾气，小时候男孩子追的多吗？没有，我就是没有。没有没有这种男男很多男朋友。我我大概十五十五六岁开始就出去玩啊，就是下午就礼拜六礼拜天就跟。跑 <laughs> 跑啦跑啦，对我们叫跑啦，就去那些就喝东西的地方啊吧啊，就是偷偷的去啊，下午。混夜店的。以前也不是混夜店，以前是有些有一些叫 noon disco 啊。 然后下午去了，两点到对， <laughs> 两点， <laughs> 两点点到六点。嗯嗯嗯。 在美丽华的那个， <laughs> 你记你那我肯定追过你，搞 <laughs> <laughs> 几岁啊？搞不好睡过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睡过，你确定？接着说接着说。我的女同学就很漂亮的，她在比如说在学校就是跳舞啊，跳芭蕾舞啊，现代舞啊，唱歌，然后我就跟着他们去一起去玩，通常都是其他的小男生追她，然后我就在旁边当电灯泡。 就是电影里面的那种，比如说一群小女生，女小女生有一个是胖胖，有一个很搞笑，有一个是讲话很多，然后有一个很很漂亮的，就嗯嗯那些年的那种感觉。对。我肯定是没没男朋友 <laughs> 那种感觉。那你现在有没有打电话找回那些同学？有啊有 <laughs> 有有有有。啊！故意给他们你们。他们已经变了。对，全部是大妈了。 <laughs> 啊，对啊、大妈了。真的，因为。 他们已经嫁了，生了孩子了，孩子已经可能已经读读大学了，因为他们早结婚嘛，早就有男生追嘛， <laughs> 你知道吗？那你那你对男朋友的幻想跟他们是一样吗？有一模一样。就是他们想找什么样子的，你也想找什么样子？没，对，最后有一些嫁了都是很正统的那种老公，比如说做生意啊，在大陆开开厂啊的那一种咯。 就是不是我，你找了个我那的，对我就不是我那杯茶了。 <laughs> 然后我后来他们就很安稳了，但是他就变了大妈了。对啊，就是那种撕拿，我们叫撕撕来了。而且他们下场一定很悲惨的，老公在大陆开厂， <laughs> 定，为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 <laughs> 我我不是，我没在在东莞被扣住了。我是我是很很很好奇君如，比方说你笑嘛。 我得给我大笑姑婆，大笑姑婆，好好好，我就这样啊。那陈可辛心也会笑嘛？可是通常陈可辛是苦笑，对，这样啊。那你们女儿，假如你不介意讲一下，她会比较我我我老公反而也笑，每一次笑，其实我觉得不太好笑，他都笑到眼泪流了，是吗？啊，他笑点比较低，他笑点很低的，很独特，不一定对。但是呢，有时候我讲一些很无聊的我我们香港。 叫烂 get 啊，很烂的 get 啊，就他觉得一点就不好笑，反而大大家的笑点不一样。然后我们的女儿就比较倾向她的那种性格，就是很小心，每一步都很细心，很很细心。对啊，所以就很很不太不太像我。哎，往往女儿随爸爸嘛，儿子有点接近妈妈。对啊，往往是这个。我觉得女儿跟 我觉得女人跟女人肯定好，好像刚才你说，已经从从历史已经证明，女人跟女人已经会 <laughs> 有战争，势同水火。对呀，无论丈母，就是婆媳，婆媳，嗯，对，女儿跟那个女友。对，我看那个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 <laughs> 《Oscar》，Oscar，August。 对对，狗那部戏你一定要去看。大陆叫《八月新风暴》，我看了。你看了？嗯，就是，就是三生了三个女，就从小就有有有问题了，妈妈跟女儿。对，哎，你觉得女人和女人之间有真正的好的感情吗？ <laughs> 有，但是还是女人跟女人会看不顺眼了，我觉得有。 我不知道，可能我这都是我接触过都都有这个问题。比如说，我肯定不很同意有时候我妈妈的那种那种思想啊。对。为什么奶奶跟那个师师就是媳妇啊？师师父，师父啊？对啊，很多种种很多。都是因为那个男人嘛，因为抢夺那个儿子，抢夺老公。 老妈跟儿子的感情是特别好，是吗？我没有，我就觉得女人跟女人没有，因为你还太年轻了。我看到几乎都是变化很大，女人的关系会变化很大。比方说，年轻的时候，妈妈跟女儿可能冲突比较多，过了一个年龄呢，基本上女儿也像妈妈嘛，都属于所谓的。 高龄的啊，对，那到了都是属于老妇人那一段的时候哈，到了那个感情很好的，大家体贴的，妈妈经历过的，妈妈面对的，身体健康种种，女儿也会面对吧？我我我跟你不同，我觉得女人跟女人，我也是觉得搞不好。 <laughs> 当然，女人跟男人也搞不好， <laughs> 女人就跟任何人也搞不好。相港三人行，广告见。好，这 <laughs> 讲讲大陆了，讲讲大陆，你是香港混了这么多年。 <laughs> 现在也到大陆去混啊？你觉得，水有没有没有水土不服？有有，其实我真的不，并不是真正的去，有去拍过或者是带过那边。嗯，你说混，因为呃。 比如说拍电视剧，我都没没接过一部很真正的电视剧。我觉得你很少真的在大陆拍片。比如说偶尔要一，因为那些电影是合拍电影，然后我就去宣传。比如说真正要去，比如说现在很多真人秀啊，我真的也没接过，我刚刚的上个礼拜才接了第一次接了第一档。表现很好啊。就是那个笑，就是笑选秀的那种。对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我，我根本就很。 比如说语言上也也接不到地气，然后我觉得我也不要逼自己，肯定要赚多一点，然后就要去那个那方面。那做事的方法上是不是也觉得有点跟香港都不太习惯？我觉得反而现在已经磨合了，磨合很多了。以前比如说我们呃大概二十年前有一些合拍电影去大陆拍，然后当然。 我看到常常很多工作人员在打架，香港人就骂那个， <laughs> 就一就不一不行就打了。嗯， <laughs> 就解决方法嘛。 <laughs> 后来就越来越文明了，因为其实很多现在很多，比如说内地的国国内的工作人员已经已经结。 借鬼了，大家都能够鬼轨了，还抽钱呢？对啊，所以现在反而就没没没有很大的那种问题。他他但是我通常拍的电影都是很很多是一般香港的团队嘛。为什么你拍不你不？因为有时候需要自己去经营嘛，去安排嘛。你没有把电视剧这一块哈，去去经营去拍大陆的电视剧。因为我还是觉得自己的语言。他配音的吗？ 全部配音的，真的吗？好像是可以配的吗？像你这种普通话一定要配啊，演一个广东人。 <laughs> 我觉得，所以你的好，你这个人不贪，嗯，对我也不太贪，真的不太贪，不是钱的问题，不，那时候是尝试用一个电视剧去征服大陆的观众。 但是这就像是有的，你比如说我在台湾认识一个这个哪个哪个导演的忘忘了，包括香港的这种彭浩翔什么的，他们也有这么一种人，就是说我做香港的事情，跟香港人合作，我最舒服，最能表达我的自我。那么我为什么非要去适应一个？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启示录》，香港归香港的本土电影。